很好笑，你们有去看那个吗？有，哎呦，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不敢看呢，因为我那天整简直就是晃神的状态，因为我坐最旁边，然后旁边那个灯很强，为照着我，就好热好热，我就很想睡，然后就一直叫我旁边那个学妹说：“你说，你说，你说。 <laughs> ”然后我刚刚才知道，刚刚听另外的清华老师才知道说，他还有做个人简介，是不是？我不知道，我都没有看到，然后听说还简介的很。 很就是很很详细，哎，疼。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九十八页哈，上次讲到诉讼参加，特殊的参加制度还没有说嘛。 好，还没有说好，那我们就从九十八页的第六点特殊参加制度这边开始。那这个制度会比较复杂一点哦，所以我们一样也是向共同诉讼那边给同学一个表。 参加人的一些好简单的种类，有稍微提一下。那参加最主要分成一般的参加跟特殊的参加。好，那一般的参加有的老师叫辅助参加，或者叫重参加。那特殊的参加有的叫独立参加，好，或者就直接叫做特殊的参加。 这都可以。那它的重点是在于效果，好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参加人做的动作，它的效力会好，会不会给予参加人，呃，给予被参加人，或者说是有效还是无效？那上次我们有看过六十一条跟六十二条。 好，那六十一条是一般参加，上次讲的多半都是一般参加哦，好，都是一般基本的参加。那六十一条的重点是在于它的地位很卑微嘛，我们说过它只能做辅助行为，它不能做抵触抵触行为，所以只要是跟被参加人抵触、跟当事人抵触的话，通通是无效的。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是特殊参加好为主，就是上次看过的六十二条。那六十二条的话，前提是法条上就直接告诉我们一定要是需合一确定，好，就参加人跟被参加人之间必须要合一确定。那这个时候准用五十六，所以准用的话，其实最重要就在这里。如果他是抵触行为有没有效，就要看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嘛。好，因为变成是六十二条去准用五十六条的第一款。 好，有利会起于全体，那不利对全体不生效力。所以，才帮同学整理好在这边。好，如果是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的话，你要记得有利的话，它是可以做抵触行为。好，所以第一个分类，这个是跟共同诉讼一样，都是看参加人跟被参加人有没有需要同胜同败。那也是先找什么诉讼标的嘛？ 同胜同败，你都先找诉讼标的。如果标的只有一个，一定是需合一确定。好，一定是参加人跟被参加人之间只有一个结果。好，不可能一胜一败。 好，那如果不需要合意确定，就下面的一般辅助参加地位比较卑微，好，只能做辅助行为。所以我们上次说过，好，专属于当事人处分行为，它通通都不能做。好，这下面的。那现在要讲的是上面的特殊的诉讼参加，那它其实还要再过第二关。好，又分成两种。第二关是参加人有没有当事人资格。那如果有的话，叫做共同诉讼参加；没有的话，叫做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它会多这两个字。 那这两个的差异哈，它是地位不同。如果是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因为他没有当事人资格，好，所以呢，他只能站在参加人的角色，纯粹参加人的角色。但是如果是上面的共同诉讼参加，他有当事人资格，所以上面的地位会比下面这个地位还要高，还要高阶。好，因为他是站在当事人的地位，比较主导的地位。 那上面这个共同诉讼参加，它又可以分，好，就是你加入之后，你们本来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就可以区分成这两种，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好，所以上面这个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下面这个叫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好，总共有这些类型。那我们一样哈，同学就先把那两关记熟，种类先看熟，然后我们就操作三个题目。好，有三个题目要练习一下。那这边有第一个题目。 个题目之前有说过，好，就是背景是一样的，他的债权人是甲，好，然后债务人是乙，有一个借款债权两百万，那甲受到破产宣告，所以我们说过他会丧失什么资格？他会丧失诉讼实施权嘛？好，丧失当事人资格，那他的管理处分权、诉讼实权就跑到破产管理人的身上。 那现在假设法院帮他找的破产管理人有两位，好，一个是 A，一个是 B。那现在 A 先来提诉，好，A 先来对乙提诉，白色的部分是诉讼。那 B 知道之后说我也要来参加，那我们呢就来检讨这个参加，他是哪一种参加？所以问你参加种类，好，他当然不会这样直接考哦，一般都会考什么？比如说第一审下来了，好，然后 A 说不上诉。 第一说上诉，这个时候听谁的？好，就是考你是用六十一条还是用六十二条嘛？好，所以一般会这样考。所以它的考点你要先挑出来，它在考种类。那种类的话就是过我们的体系表，第一关叫做合一确定。好，这个上课就要把它记起来。好，那合一确定的话，同学检讨一下，这个题目有没有需要同胜同败？要嘛，对不对？ A 跟 B 一定要同胜同败，理由是什么？标的只有一个啊，好，标的就是后面那个标的嘛，因为它是诉讼担当，法定诉讼担当，所以诉讼标的是甲对乙的那个借款债权，好，所以理由是因为诉讼标的一个，好，所以它是需合一确定。 所以我们到第二关，好，往上面走。第二关的话，它是参加人有没有当事人是格？那我们的 B 参加人有没有当事人是格？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问题，如果他一次有数个破产管理人，要不要全部上场？ 要嘛缺一不可，大家要记得哦。好，数个破产管理人的话是缺一不可，要全部上场。那这种情况只要 B 上去，就会造成大家都失格的结果。我们也放宽认为是算是有失格，好，就他补上去就可以全部都有失格。那这个情况也算是有有失格。好，所以他是哪一种参加？他是。 共同诉讼参加嘛，好，要补上去也算有四个虽然是共同诉讼参加，那它是固有必要还是类似必要？这上次之前有学过，A 跟 B 如果今天是共同诉讼的话，A 跟 B 是什么？固有必要嘛，对不对？好，因为一个标的合一确定，然后缺一不可，所以它是固有必要。所以结论是固有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 好，所以法条怎么用，就回到前面，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好，六十二准用五十六，所以这边是用六十二，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所以刚才出的题目说，好，A 不上诉，B 要上诉，最后要听谁的？ 听 B 的嘛，好，因为 B 是有利，只要上诉合法，有利的话就会给予全体，所以是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条第一款，最后上诉会给予大家，好，所以 A 跟 B 都上诉。 来第二题，第二题的话，好用同一个例子，假设今天是债权说我要来参加，然后是 A、B 都当当事人，好换一个题目是 A、B 两个都当当事人，都当原告，然后甲说我要来参加，好那现在如果甲说我要上诉，A、B 说不上诉，好要听谁的？这第二个题目，所以一样好都是回到体系表第一关看。 甲跟 A、B，好，他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那这个同学一定会啊，好，这题目都一样嘛，诉讼标的只有一个，所以呢，不可能是甲的部分，法官认为没有债权，A、B 的部分认为有，好，所以因为诉讼标的一个，所以是需合一确定。 再来第二关，参加人甲他有没有原告四格？这同学应该会。甲有没有当事人四格？没有嘛，因为他受到破产宣告，好，丧失诉讼实权啊，所以他不能站在前面打官司，所以这边他就没有。在后面好了，没有当事人四格。好，所以结论。 均合一确定，没有当事人适格，所以甲的参加是哪一种？下面那个嘛，共同诉讼辅助参加。所以它法条的用法，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 十二条准用五十六，好，但是同学，如果你有看过我们的讲义的话，讲义上的写法哈，这里会写，讲义上是另外的版本，我们这边会写类推五十六。 在讲一九十八页，好，下面关号二的第二点，它的效力是类推，他写类推，好，那写类推的话，类推五十六，这个是骆老师的版本，不过他这个是算是比较少数说啦，好，就是你知道，骆老师他认为是类推，但其实正确好，多数还是认为是用这个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好，因为。 毕竟法条上只有写虚合一确定嘛，好，它并没有去区分后面的状况，所以只要是虚合一确定的话，都是应该用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那陆老师当初是从日本过来的，好，虽然会有点不一样。那现在陆老师如果不出题的话，所以其实上面的同学就可以不用看，这个其实就可以忽略它，你还是要用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好，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法制。 第三个例子，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好，甲股东先来提诉，那乙股东看到了，他说我要来参加。好，那现在参加是哪一种参加？哪一样？好，第一关，合一确定。 其实这个题目我们在共同诉讼有遇到类似的题目嘛？共同诉讼没有遇过。如果今天是甲乙股东一起来对 K 提诉，那就会构成共同原告的情况。然后我们有讨论过它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其实这可以争议，对不对？好，因为它是不同的撤销权嘛。甲的撤销权跟乙的撤销权不同，但是我们说多数说是财需合一确定。好，因为我撤销的对象是同一次的股东会决议。 同一次的撤销对象同一，不可能一胜一半。好，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它是虚可以确定，所以我们这边就照通出就好。好，因为撤销对象同一，撤销对象统一。 好，或者是说你要讲同一次的股东会决议应该是好有无瑕疵，应该是合一判断，都是一样嘛。好，就换句话说，因为它的对象都是同一个嘛，同一次的股东会决议。好，所以这边是需合一确定。所以到第二关，好，第二关，第二关的话，看乙有没有当事人适格。 好，那乙有没有适格？乙可以嘛？对，只要他有符合公司法的规范，他是这间股东，这样就可以。所以这边是有，有当事人适格，所以他是哪一种参加？上面的共同诉讼参加，合一确定，然后有当事人适格，共同诉讼参加。 好，那共同诉讼参加，我们说你还可以分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它是哪一种？类似嘛，好，因为不要求全部的股东都来，所以这边是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哪条一样是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 所以三种特殊的参加我们都介绍过了。那另外同学要特别注意一点哈，它的功能在哪里？尤其像最后这一个，它有什么好处？你承认这个乙可以来做参加，它有什么好处？它最大的好处是，我就我乙就不用另外提一个诉讼嘛，对不对？我就借有参加的动作，然后就挂在这个程序上面。 好，然后最后就会有参加效力，然后甚至可能还有判决效力所及。所以这边的话，它最大的好处哈，就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参加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代替别墅这个在讲义上有，来我们看一下九十八页的光号一，共同诉讼参加啊，请同学看第二题，啊，第二小点作用的地方。 在类似必要，我们刚才讲类似必要，好，就撤销股东会决议这个题目，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它具有代替别墅提起的功能，这个是优点哦，还有可以诉讼经济嘛，好，所以这是优点。那上面这个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例子。 A 破产管理人跟 B B 破产管理人，就是 B 来参加 A 的部分。那如果今天只有 A 的话，就会造成当事人不适格被判决驳回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容许 B 可以来参加，就可以补正他的瑕疵，好补正他的资格，所以造成这个诉讼可以存在的结果。所以这两个情况都是好的，好这个都是很好的制度。 所以你要记得灵活使用它，好，就题目出现不同的案例的情况，你要想到它能不能用参加好来解决它的问题。好，那我们就翻过来九十九页。第七点，告知诉讼。告知诉讼它的体系可以分成两种，好，就在括号二。 第一个是当事人的告知，第二个是法院的职权告知，那当然第二个才重要。好，第二个才是考试的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条文。好，请同学看六十五。 是当事人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系数中将诉讼告知与因自己败诉而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好，所以要记得告知的对象是谁？因当事人败诉而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句话应该觉得很眼熟，跟哪一个很像？ 参加嘛，所以跟参加人五十八条第一项的是很像的，所以你要把五十八条第一项搬过来哦，就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全部都搬过来。所以当你看到六十五条告知的对象，你就想到两点：第一个，第三人要卡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非刑事当事人就可以了，就整个搬过来就对了。好，所以第一个非刑事，好，第三的部分非刑事即可。第二个重点，什么叫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法律上面的关系，我们上次有讲过判例嘛，对不对？而且讲过三个状况啊，好，所以这个情况都可以算。所以在告知诉讼对象，就是其实跟参加的对象是一样的，好，那个要件是一样的。好，第二项，受诉讼告知者得例行告知，好，比如说甲告知乙，那乙再告知丙，可以一直转告知下去。再来六十七，受告知人不为参加或参加预示者。 视为于德行参加时已参加诉讼，准用六十三条的规定。好，那准用六十三条，六十三条我们上次学过了再复习一下。六十三条效果是什么？我不能我在后诉讼不能主张前诉讼的裁判不当嘛，对不对？那个裁判包含主文跟理由，所以主文跟理由通通不能再争执。好，所以对于这个参加人来说，我们上次讲过，效果很严重。好，它几乎就是败诉的结果。 所以这边六十七条效果严不严重？严重嘛，就是如果你受到告知，那不管你有没有来参加，你通通会受到参加效力所及。所以一般人看到告知书可能丢在旁边，但是你念过这个条文就要知道，不能丢在旁边啦。好，你要赶快来做一些积极的诉讼行为。好，比如说赶快来做参加，因为你会受到不利效果所及。好，要记得受到诉讼告知，不管你有没有来参加，那个效果都是很严重的。再来六十七条之一。 这个是九十二年的新法邱老师的条文，诉讼的结果与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者，法院可以在一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的相当时期，将诉讼事件还有进行程度用书面通知给第三人知道。好，所以如果照这个法条来看，职权告知的对象是谁？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第三人，所以都一样哦。所以你背一个五十八条第一项，全部都可以用。好，所以五十八条第一项跟六十五条、跟六十七条之一，那对象全部都一样。好，所以我们这边职权告知对象也是第一个第三人，只要是非刑事即可。 第二个，只要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就好，就当事人败诉，他会受到法律上的不利益。然后有三种人嘛，好，什么判决效力啊、反射效力啊、诉讼标的上有权利，这三个就放进就好。但是我们这边讲的只是实物跟通说，到目前为止，好是实物通说，等一下就要补邱老师的特别见解，好还有特殊的讲法。好，那他的时点是在一二层演变终结前，好让他来参与。再来第二项。 前项受通知人可以在通知送达后五天内，为两百四十二条第一项的请求。那这个二四二第一项叫做阅览卷宗，好阅卷的请求。那阅卷的请求这个是例外，这个是例外。 一般哈，如果是诉讼外的第三人要看卷宗、看别人的卷宗，你要经过法院许可啊，因为许可才可以看。但是这边的话，你只要在五天之内，你都可以来看，不用经过许可，好，直接跟书记官登记，然后申请一下就可以了，好，不用经过法院许可。好，那我们回到讲义。 直接来看第二点，好，九十九页的第二点，职权告知诉讼六十七条之一。那这边最主要的考点就是摆在好，到底告知的对象是谁？那告知的对象在圈圈一，诉讼的结果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所以请同学那边做一下记号，看你要怎么做。好，就是跟五十八条第一项一模一样就对了。好，所以你要猜两个要件。 第一个是第三人，只要是非刑事即可。第二个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好，就是你要记得判决效力、反诉效力、诉讼标的上有权利，好，这三种情况都算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然后，请你在旁边做一下记号，这个是实物跟通说，这边讲的是实物通说，所以实物通说你就不用背了，因为跟前面一模一样。好，就把前面翻过来就好。 那现在要学新的，好，就是邱延功老师的讲法。邱老师的讲法跟实物通说不一样。好，邱老师的说法就是下面这个箭头，这是邱老师的文章。那邱老师的标准他比较灵活，他就抓一个法理。那他的法理是，只要你没有受到程序参与权保障的第三人，我们法官就必须要职权通知你，好，叫你过来参与程序，然后赋予你程序主体权的保障。 好，所以他抓的那个法理就是程序参与权，只要还没有保障，你就要叫你过来；只要有保障过你了，我就不叫你过来了。好，曾经有保障就不需要再给他一次，呃，不是，呃，不用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只要是从头到尾没有受过保障的，这个都可以。好，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没有受到程序参与权保障？下面就帮同学整理好了。好，你要看他设计了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任意的诉讼担当。 那另一个说讼上，我们说过最基本的就是选定当事人。那选定当事人情况，他说选定人法院不用通知，选定人不用通知。 选定了结构，同学应该还记得嘛，对不对？今天我是比如说火车翻轨的受害人，然后呢我就选其中一个信赖的好一位，然后把诉讼时间交给他，所以我就脱离诉讼并受判决效力所及。所以其实如果照实物通说的话，它是有职权告知对象的效果。好，那这边如果照邱老师的讲法的话，他说选定了是不用通知的。那有一句话要请同学记一下，这个是邱老师的讲法。 他认为选定行为，好，选定行为本身，选定行为，同学们就要想到我们以前画的图，好，那一个选定人跟被选定人之间做什么动作？授予诉讼实施权，就是选定行为的内容。那他现在邱老师说，这个选定行为呢，本身就等于就等号，等于程序参与权的赋予。这句话要记哦。 选定行为本身，好，这个动作本身就等于程序参与权的赋予。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受害人把自己的诉讼实权交给别人，好，由那个人来帮你打官司。所以，其实邱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放弃的，你自我放弃，好，就是我放弃我的程序参与权呐，我把我的诉讼实权交给那个人来帮我打官司，所以那个人帮我打官司，不管我胜诉还是败诉的结果，我就通通要接受嘛，我要自己负责，因为当初我做这个动作，好做授权的动作，所以其他的意思就是自我负责，好，就是人家打赢了，打输了，你全部都要接受，这个就邱老师的想法。 好，所以认为选定行为就等于程序参与权的赋予，你要针对他帮你打官司的结果全盘接受，所以法院就不需要再负一个责任去叫你过来了，好吧？你自己就要自己接受，这是第一种。再来第二种，法定诉讼担当。好，那邱老师说，如果是法定诉讼担当的话，被担当人法院就必须要做一个职权通知的动作，好，职权通知或者叫职权告知，这个都可以。 那法律诉讼担当，我们以前学过有哪些？个要先回忆哦。好，像刚才学过的嘛，破产诉讼，对不对？破产诉讼，还有代位诉讼，民法八二一的诉讼，回复共有物，还有一个四十四条之三，好，公益法的不作为诉讼。那现在邱老师说，哈，他的方法，通知方法分成后面这两种。 第一个方法是个别发书面通知，第二个方法是贴公告通知就好。好，那这边请你归类。刚才我们讲了四种法定诉讼担当，哪一个要贴公告通知？这你一定猜得到啊，哪一个贴公告？不特定，四四条之三嘛。来，请你写在后面，公告通知后面，请你写上四四条之三，这个是之前学过的公益法人的不作为诉讼。 那他的被担当人是谁？那时候我们有画一个图，三个大圈圈，哎，两个圈圈，然后对到行为人嘛。第一个圈圈是什么？特定受害者集团。所以这边的被担当人是特定受害者集团。 <laughs> 那特定受害者集团，我们说过它是抽象不特定的概念，好，它抽象存在在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你不可能发书面一个一个通知啊，好，那不可能。所有买到这个产品的人这么多，所以它顶多只能贴公告或者是登报，好，只能做这种动作，它没有办法发个别书面通知。好，那上面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是个别书面通知？刚才讲了四种，所以还剩三种，来第一个。 向代位诉讼，你要通知谁？所以将来同学，你当法官，你遇到代位诉讼，如果你是研习邱老师的思考模式的话，你就要去通知中间那一位，中间那一位就是被代位的债务人，他不是三个人嘛？好，所以是你要通知中间那一个债务人。好，第二个，民法八二一的诉讼要通知谁？其他共有人。 好，就是没有跟着一起来起诉被诉的其他共有人，没有一起来起诉的其他共有人。好，第三个破产诉讼，破产诉讼要通知谁？破产人嘛，对不对？因为破产人没有过来，好，破产人。 所以这三个情况都是个别书面通知。好，再讲一遍，代位诉讼的被代位的债务人你要通知书面。好，然后第二个是民法八二一其他的共有人，然后第三个是破产诉讼。哎，破产我讲过了吗？第三个是什么？代位诉讼、破产诉讼八二一，呃，都讲过了嘛好，这就是三个个别书面通知。 好，那现在这两个通知方法好不一样，是因为它的诉讼经济效益的问题。所以同学，你可以在公告通知的左边空白的吧写上，它的法理是因为经济诉讼经济，所以邱老师认为不需要发个别书面通知。好，就是在四纸条之三的情况，它是基于诉讼经济的法理，所以他认为要节省司法资源，只要贴公告或登报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这边补充一个邱老师的题目。 我们说过哈，邱老师的想法，你要记得抓法理，好抓法理，才能够保持你答题的弹性。好，它并不是一定说有什么样绝对的标准，那你就是靠它的法理来使用。所以我们要先回到哈这个条文它的立法背景，来先请同学看一下九十九页的最下面，括号二，它的法理基础。好，这是邱老师的说法，那也是变成我们的修法理由。 那第一个，贯彻诉讼制度分身解决一回清的功能，那这个很简单明了嘛，好，就是我通知诉讼外第三人啊，叫你过来，你可以参加，你可以追加，对不对？好，你们分身就可以一次就全部解决掉，所以呢，可以只分身一次解决三个人的问题。再来第二个，它可以维持确定裁判的安定性，好，这个我要稍微先解说一下，因为这个第二点涉及到一个条文叫五零七之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 五零七之一。 它是九十二年新法新增的第五编之一，好叫第三人撤销诉讼。那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非因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不能提出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攻防方法者，得以两造作为共同被告，对于他们确定终局判决提一个撤销之诉，请求撤销不利部分的判决。 好，所以呢，五零七之一简单的说，他的第三人要什么资格？就第一句话，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又很眼熟嘛。所以如果照实物通说的解释，都一样哦，就是照五十八条，那可以解释翻过来。但是其实这边会现说好，但是我们这将来留到将来再说。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范围其实会不一样。好，最后的结论会不一样。 好，那这个第三人他是一定要没有参加诉讼，好，非因可归责于己未参加诉讼，然后要给他最后一个救济的手段，好，所以如果说我之前没有给你充分的事前程序保障，那我最后不得已在人家判决确定之后，我再给你一个事后的救济保障，好，这是一个事后的程序保障，叫第三人撤销诉讼，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课就有提过，骆驼还记得的话。 第三的部分有事前的程序保障跟事后的程序保障，我们在讲程序主体权就有提过这个概念了。所以事前的话就是六十七条之一，事后的话就是现在看到的五零七之一。那事前跟事后的关系是什么？ 事前跟事后的关系，我们说过嘛，一大一小，所以都是第三人。那事前会比较大，好，因为事前的话，人家的判决还没有确定，所以我尽量放宽，尽量去做职权通知的动作。所以为什么邱老师非常重视六十七条之一？他非常喜欢用这个条文，所以你要一定要把它记得很熟，好，就要知道说那个状况出来，你就要想到六十七条之一能不能用，好，所以要尽量扩大六十七条之一的使用，因为别人的判决还没有确定，好，尽量去分争一次解决。 但是只要别人的判决确定之后，你最后一条路就是五零七之一。但是因为它是针对确定判决，所以它要限缩使用，所以它的范围一定会比较小。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关联。第二个观点是，只要我给你事前的程序保障，你觉得还需不需要给第三人事后程序保障？ 就不用了嘛，一定选一个，对不对？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只要曾经有保障的，之后就不会再给你保障，所以事前事后选一个，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事前，就不会再给你事后的救济机会。好，所以我们回到九十九页下面这个问题。九十九页下面这个问题，受通知人得否事后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现在同学应该会了嘛？可不可以？ 不行，因为我已经给你事前的程序保障了，就不会再给你事后的程序保障。好，除非你真的能够主张你不可规则但原则上就没有了。好，一般情况，正常的情况都是不行的。好，因为你已经受到事前程序保障。 所以就回到上面圈圈二，好，可见的六十七条之一它的优点，它也可以维持将来确定裁判的安定性。好，只要我之前先叫你过来，然后职权通知了，那之后你就不能再来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所以它可以维持确定裁判的安定性。好，再来第三圈圈三。 第三人的程序保障，这邱老师有详细讲，好，他说包含这三个，但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哦？好，要记得不是只有这三个。程序保障、程序主体权里面的权利有千百种，有很多很多。那只是说邱老师特别强调是这三种，所以同学就是你将来申论题的话，你就可以特别写出这三种，好，就把它修出来就可以了。但不是只有这三种。那第一个是公开辩论权，第二个是阅览卷宗权。 第三个是在场见证权，这三个是邱老师很喜欢提到的，好，所以你可以把它记一下。公开辩论阅览卷中在场见证。好，那我们看右边，好一百页，我先把它讲完，好，再来讲黑板上的题目。一百页这边，好，我们看一个地方，圈圈二上面的圈圈二，好，诉讼外的第三人受通知之后，那他的参与方式，讲义上列了两种。 第一个是我们上次学过主参加诉讼，好，所以这个第三人好，上次学过两种嘛，一个是权利主张型，一个是障碍防止型，那他可以选择他的状况来提一个主参加诉讼。第二个方法，他可以做诉讼参加，好，就是今天有提到的。他还有第三个方法哦，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最原始的方法，这个你一定要想得到。第三个方法，我们在讲主参加诉讼有提过，那个丙他能不能不提主参加诉讼，提起一个全新独立的新诉，可以嘛？对不对？所以请你写上第三个方法，提起独立的新诉，就从第一审乖乖打起。好，提起独立的新诉，所以他有三种方法：主参加诉讼，参加诉讼。 还有这个好，我们刚才讲提起独立的心术，那你要看状况好，看他能不能追加，追加要以后再学好，追加我们之后上会上到追加的部分，因为追加的要件会比较严格一点好，你要去看他们符合追加合法的前提要件。好，那我们来解决邱老师的这个题目，他是民法八二一回复 A D 好，甲乙先来提出，那还有一个丙没有过来，那第一个状况。 争点整理之后，初估甲乙胜出几率高。邱老师说这个状况要不要通知丙过来？他说你将来当法官，这个情况要不要？好，那第二个，如果丁主张租赁权，导致成为重要争点，你觉得要不要通知丙？所以邱老师设计这两个题目，你应该大概猜得到，应该一个要，一个不要哦。所以哪一个要？ 下面这个要嘛，因为这个比较复杂，好，所以你要保障这个丙的权利。所以上面这个，如果你要说不需要通知的话，你要怎么讲？你要说它的法理，出乎甲乙胜诉几率高，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我现在不通知丙过来，将来丙他可能可以主张五零七之一，可是因为甲乙胜诉几率高，所以这个丙将来去提五零七之一的几率高不高？ 就很低嘛，对不对？因为他们胜诉啦，所以就不需要再提了。所以这边从这一句话，你要衍生出来，将来丙他去提五零七之一的几率就很低。所以这个情况原则上，好，他觉得不需要通知，因为将来判决被动摇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 那现在为了诉讼经济，他觉得方便起见就不用通知。好，这是邱老师的讲法，所以这边是不用通知。 这里邱老师用了两个法理，第一个是他维即将来确定判决安定性的几率很低，好，而且为了诉讼经济，所以他认为这个情况好不需要职权通知丙。那邱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好，你要记得背题目哦，好，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坑的设计嘛，所以要记得去记一下它的题目，然后它的不同的讲法，然后用什么样的法理。 好，那第二个，如果丁主张租赁，好，导致成为重要争点，所以代表有可能甲乙就会败诉了。那甲乙会败诉的话，以前我们学过八二一，它叫胜即败不及嘛，对不对？胜即败不及，败不及的话，那如果甲乙败诉，丙有可能再提后诉，那这个情况纷争没有办法一次解决。那邱老师是很希望纷争一次解决，所以他当然这里会讲一定要集权通知。好，所以这边是要 而且他会认为是因哦。法条上的效果是因还是得？我们六十七条之一法条上的效果是得，但是邱老师多半都会讲成因。 好，因为邱老师非常重视纷争一次解决，非常重视诉讼经济程序保障的问题，所以他变成会加重它的效果。好，他都会讲成因，但法条上其实是得。好，所以要职权通知我们的丙，写一下好，因职权通知这个丙。 那另外，他还有提到，你通知的时候，将来同学当法官，他说你在通知的时候，你除了通知书之外，除了职权通知的好裁定之外，你另外还要记得加上一个东西哦，叫做，因为这边已经做了整理整理了嘛，好，他讲的阶段是已经到了整理整理，整理整理，我们在审理集中化有提过，好，审理集中化不是有给同学的表，然后下面的表是。 程序的部分，你要做到程序阶段化，好，你要分上面这个争点整理阶段，下面是调查证据阶段，所以这个算是诉讼前阶段哦，前半的阶段嘛。好，所以前半的阶段，你已经做出来争点整理，就会有一个争点整理的结果，好，会有一个那个类似书状的一个表，比如摘要书状或者是争点整理结果。那这边他说你要全部附上去，好，所以要加上争点整理的结果。 这个是有他特别提到的地方，好，他有特别讲，除了通知之外，你要附上真点整理摘要的部分，好，就是书状的部分。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因为第三人毕竟还没有进入诉讼嘛，好，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他看，他能够比较快速的了解现状。 再来，我们看一百页下面，好，第一个题目。甲公司受破产宣告，法院选任乙、丙、丁作为破产管理人。好，同学看到这边，你要有什么联想？ 你要训练自己哦，看到东西就要马上想东西，好，因为这样子你考试的时候反应才会快。考试的时候时间非常非常紧迫，好，所以一定要做直觉反应。所以当你看到甲公司受破产宣告，马上想到诉讼担当嘛，对不对？他可以考的一定是可以考诉讼担当，然后你脑中就出现我们以前学过的表，好，就是背后的标的是什么，然后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他是诉讼担当，所以判决效力也会给予被担当人。 好，然后法院选任乙丙丁三人为破产管理人，你要想到什么？缺一不可，要想到缺一不可。好，因为有三个破产管理人，所以一定会考缺一不可。好，第一个问题，甲公司的财产为 A 无权占有，甲公司可否提诉，请求法院判令 A 返还财产？好，先抓考点，你觉得他在考什么？当事人，对不对？ 当事人的哪一个考点？我们学过当事人有什么当事人能力啊？好，当事人资格啊，诉讼能力，你觉得他在考哪一个？当事人是个我听到很多同学在讲当事人是个可是你这样会少一半的分数哦，你少了一个考点。当事人是个前面要先讨论什么？ 当事人能力，所以不能够考点，你漏考点分数就会差别很多。好，所以这边就考了两个部分，当事人能力跟当事人资格。记得概论的体系我们讲了三个层次嘛。好，当事人能力、当事人资格，最后才是诉讼能力。所以你要照那个标准来检验。好，所以第一个当事人能力，他就有考到，他考到哪一个问题？ 好，我先把考点抓出来。它是甲公司受破产宣告，好这个考点。法人破产后还有没有当事人能力嘛？这我们讲过。好，法人宣告破产后，公司宣告破产后还有没有当事人能力？ 那同学，如果你忘记的话，哈，你要慢慢把你以前学的东西抓回来。第一个，什么叫当事人能力？它的关键字是“一般”，对不对？我可以做任何一件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资格。第二个，当事人能力怎么判断？想到四十条，四十条是第一项是大原则，权利能力判断嘛。然后第二项是它有第三项叫做非法人团体。好，非法人团体，那这个情况你是可以用第一项还是第三项？ 我们讲过，你的第一个思考方式是，他如果受到公司如果受到破产宣告之后，还有没有法人资格？好，如果有的话，你就用第一项就好了嘛。好，所以这边就是要差两条路。所以第一个叫做法人格存续说。 顺便复习一下，所以内容我就不写了。好，内容就是同学忘记要回去翻。法人的存续说是内退信用公司法的规范，好，在处理破产事务范围内，法人格视为存续嘛。所以这个情况你就直接用四条第一项，它就是有当事人能力。 再来第二说，把人格消灭说。好，那第二说的讲法，他是认为只要你受到破产宣告之后，你又没有另外好，你又没有这个把人格丧失，所以接下来他会接到，他会接到四十条第三项，然后又分肯定说、否定说。 那最后，实物见解现在新的实物见解才来说，才否定说嘛。好，旧的实物见解才肯定说。那现在新的实物见解，来否定说，通说才存续说。 好，所以比较建议同学最后你要采通说比较好，好，以前论论论述会比较一贯，而且像实物见解，其实现在很多实物都在批判这个见解。好，所以我们尽量是采这一说，就只有采这一说，有当事人能力。所以有了当事人能力，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第二个层级。好，第二层级是当事人适格。 当事人适格。好，那我们这边当事人适格的考点，因为他受到破产宣告嘛，好，所以会丧失管理处分权，丧失这个诉讼施权，所以我就简单写就好了。好，他受破产宣告，所以就没有当事人适格。好，那他所有的诉讼职权就会落到破产管理人身上。 由破产管理人、实施诉讼。好，那这边同学，你可以带的东西哈，比如说你可以写法定诉讼担当的结构，你就可以提一下。谁是担当人？好，谁是被担当人？然后他们的法律效果、判决效力。 再来第二小题，B 对 <laughs> 甲公司负债十万，破产管理人乙可否单独提诉？好，请求法院判令 B 返还这个十万。好，所以先抓考点，他在考哪个地方？乙能不能单独提诉嘛？考当事人适格。那其实这边同学可以顺便提一下。 如果说乙、丙、丁好，乙、丙、丁三个是破产管理人，他们如果一起来提诉的话，是哪一种共同诉讼？这你都可以提哦，好，全部都可以把它写上去。因为你刚才如果只有讲那个四格的问题，其实写没几句话就结束了。好，所以你可以全部都把它写上去。所以，我们第一个就先讨论乙、丙、丁三个人他们的共同诉讼种类。 礼品第三个是破产管理人，好，所以它的图画一下好了。 民事当事人是乙丙丁，好，实质当事人是背后的甲，虽然诉讼标的是甲对 B 的那一个债权，好，所以共同诉讼种类第一关叫做合一确定，那这个一定要嘛？好，因为标的大家都同一个啊，好，都是甲对 B 的。 第二个，乙丙丁的说辞权是共同享有还是分别享有？这我们说过，共同享有跟分别享有。好，什么叫共同享有？顺便复习，共同享有指的是你们这几个人有没有依法律啊，或者是依法理？好，必须要一同起诉或一同被诉，当事人才适格。那这边没有法律，我们这边是依法理嘛？好，这个是依法理，它是依法理共同享有。 好，所以结论，它是固有必要。当事人之间用五十六条，然后再回到它的题目。好，它主要的考点是以能不能单独提速。 好，所以现在如果是以单独提诉的话，就是当事人不适格嘛。好，就不适格，因为缺一不可，所以这个是当事人不适格。如果考到当事人不适格，同学要想到什么问题？我们讲过，你要想到两点：第一个，法院要不要定期命补证第二个，最后要判决驳回还是裁定驳回，就这两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你要把它接到以前学到的。所以第一个的话，法院要不要定期命补证？那时候给同学两个判例，然后呢，我说那两个判例不用背，你就记那个体系表就好，原则跟例外嘛。好，原则的情况这是原则，例外叫做选定当事人。好，原则的情况要不要命补证？不用哦，所以这边不用。好，所以无用命补证。法院，好像指的是法院。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用判决驳回还是裁定驳回？那当然，同学你要去斟酌你全部的时间版面够不够。好，就是如果你时间够，你当然还可以再写啊。比如说你最后你就可以再写什么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啊。好，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你可以写那么细。好，可是其实你要看时间哦。那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它是用裁定。 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用判决。那如果你时间不够，其实写第二说就好，写目前的实物就好。好，实物通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用判决驳回，它是用哪个条文？二四九第二项。 管理人对 B 的诉讼中，甲公司可否为诉讼参加？好，那如果认为可以参加，破产管理人舍弃上诉权后，甲公司可否上诉？所以这个第三小题有两个考点，好，就是当你这样扫过去之后有两个考点。第一个考点是诉讼参加的要件嘛，对不对？问你合不合法，就是叫你过要件，好，看看要件怎么过。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合法的话。 就代表这题目一定参加合法，好，这是合法。然后问你说参加的种类是哪一种？好，然后是用六十一条还是用六十二条？好，这样有两个考点。那我就直接把结论放在标题，好，就直接写甲参加合法。然后我们过两关。 好，第一个第三人这个甲是嘛？好，甲非刑事当事人，刑事当事人是乙、丙、丁。好，第二个法律上利害关系，甲有没有？什么叫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个应该背起来喽。什么叫法律上利害关系？ 当事人败诉，第三人在法律上将受不利益。好，然后有三种，包含判决效力、反射效力、诉讼标的上有权利。好，这个情况都算。那这个题目算是哪一种？你就看刚才那个图嘛，它是什么？甲跟乙丙丁叫做诉讼担当。好，所以我每次讲到担当，最后就要讲到什么？判决效力，判决效力会不会给予甲？会嘛，对不对？用哪个条文？ 四零一的第二项，好，所以甲参加合法。 第二个甲参加的种类，好，那一样过两关，就刚才今天刚开始讲的，好，那个体系表，第一关是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讲的是甲跟乙、丙、丁，甲跟乙、丙、丁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 这个有嘛？对不对？因为标的只有一个。好，标的都是背后上面的甲对 B 的债权。然后第二关，甲有没有当事人是个 我们说没有啊，因为甲受到破产宣告，所以甲没有当事人资格。 所以结论，他是哪一种参加？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因为他没有当事人资格。所以法条的用法，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好，所以回到案的题目。 他是破产管理人，舍弃上诉。甲公司能不能上诉？乙丙丁舍弃上诉。 好，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用六十二条准用五十六，舍弃上诉不利嘛？上诉合法，上诉有利，所以不利的话，好，这都是准用五十六条第一款，所以不利的话不生效力，有利，给予全体，所以会给予乙丙丁。 所以结论是全部上诉。 好，那我们翻过来哈，一百零一页，这个题目算是共同诉讼最难的一个题目啊。好，这个算是最复杂一个题目。那如果说同学这个题目你觉得很轻松，好，就是观念也都很清楚，那这一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所以回家建议同学就把我们刚才练习的题目答案盖住，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重新做一遍，好，这样才知道说是真的会还是假的会。好，那第二个题目哈，它是保证，甲向乙银行借款五百万。 丙丁戊针对这个借款共同保证，抛弃先诉抗辩权。好，所以要注意，哦，看题目马上就要审题了。你要养成习惯，哈，就是像你平常考试审题的时候，就拿笔放在手上，然后重点就要把它标出来。 那现在这边抛弃先诉告辩权就有一个问题，它到底算不算是连带保证？好，它算不算是连带保证？那没有明白讲是连带，但是它的效果会很像，所以这个我们要先定性，好，变成是一个先决问题。因为上次有学过，普通保证跟连带保证差很多嘛。好，它是哪一种共同诉讼？整个是用一个用括号五的答案，一个用括号六的答案，好，是完全不同的答案，所以这个要先定性。 那甲借其无法清偿，所以就以甲跟丙丁，好为共同被告，请求其付五百万，勿为辅助全体参加诉讼。好，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审法院审理，原告已向法院表示舍弃对丙的请求，你的行为对各该被告的效力如何？好，我们先画图，这边画两个哈，一个事实图，一个诉讼图。 边的图是案例事实，好，就甲跟乙借钱，然后丙丁物来共同保证。那现在右边是诉讼图，好，乙来对甲、丙、丁起诉，物来参加。那考的地方是黄色的，好，乙对丙舍弃，然后问你效果如何？所以同学，如果说你前面都念很熟的话，一看就知道他考什么考点。乙对丙舍弃，对甲，好，会不会给予甲对丁。 这是第一个考点嘛？好，就是对他舍弃的效果，会不会给予甲，会不会给予丁？所以这个考的是共同诉讼的种类，对，考种类。好，看你是用五十六条还是用五十五条？所以你要回去看甲跟丙是哪一种共同诉讼，丙跟丁是哪一种共同诉讼。所以第一个问题，甲跟丙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回到这里，甲跟丙就把一起，绑绑在一起，甲跟丙丁戊。 哪一种共同诉讼？先找法律关系，他是帮甲做保证，好，那他抛弃先诉抗辩权，所以这个是普通保证还是连带保证？ 写题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一关一关写下去哦。好，你不能随便写，所以你要抓他的法律关系，然后看到抛弃先诉抗辩权，你就要想他到底是普通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因为如果是普通保证，你写的答案是普通共同诉讼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折中说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连带保证的话，你的答案是连带债务那一组。好，所以分成。 呃，普通共同诉讼说，然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好，然后主动说看你要不要写，但至少要写两说，所以这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这里要先定性，我会把这边放在前沿，我会先把它放在前沿，好，先定性。那第二个问题，对丙舍弃会不会给予丁？好，第二个问题考的是丙跟丁之间的关系。 丙跟丁之间的关系，丙跟丁之间叫共同保证，什么关系？我们说过，共同保证是连带，所以你要写挂号六那一个答案。好，就是写文这因为题面挂号六的答案，然后写类似必要共同说说、普通共同说说。好，然后最后看你才哪一说。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先讲前沿的部分，抛弃先诉抗辩权会不会构成连带的效果？ 这个考点先处理好，乙丙丁抛弃先说抗辩权会不会造成它是连带保证的效果？那遇到争议问题，我们一样还是要写两说嘛，好，还是要分两说来写，来一样好，先写结论再推理。 只要你自己讲得出来理由，其实这边你就不用背了。好，你要背的只有说食物才来说啊，通说才来说。好，所以要尽量自己去想理由。像第一个，肯定说算是连带保证，它一定从哪个地方来看？抛弃先素抗辩权，所以造成什么效果？丧失补充性嘛，对不对？所以代表我是债权，我可以第一次就对乙丙丁要，可以。所以它等于是。 我可以对艺人，然后或者是素人或全体同时先后来请求，它的效果其实跟迭代是很像的，所以它从效力来看。 否定说，否定说认为不算是连带保证，好，这个算是实物见解，它比较保守一点，好，因为连带的话一定要是什么，什么法律明文啊，好，契约明定啊，那这个题目都没有明白讲出来嘛，它没有没有讲到契约明定，好，所以这个情况的话，没有法律明文，也没有契约明定，好，所以不应该给他这么严重的连带效果。 好，那我们最后，食物多数说采否定说。好，那当然看同学你要采哪一说，那只要你前后一关就可以了。好，就你前面如果你是采连带的话，你就要后面要连带的效果。那这边我们是采普通保证，好，所以这边是结论，我先写好它是普通保证。所以我们之后在做后面题目都要看它是普通保证，好，就是用普通保证部分来写。 好，第一个问题，乙对丙舍弃。 对丙舍弃，那第一个对甲的效力，我们先抓考点，抓考的是甲跟丙，甲跟丙，好是什么样的共同诉讼？那甲跟丙的法律关系，我们先挑出来，甲跟丙刚才前面讲过，它是普通保证。 所以同学就把我们之前学的放下去就好。所以当他考到普通保证，你就要写什么三说，普通共同诉讼说，因为标的两个，而且我们可以举得出例子来，一胜一败是容许的嘛。好，这是第一说，然后第二说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那这个是杨老师采的。 好，他举例子说，一胜一败是抵触实体法的规定。好，所以反推必须要同胜同败。然后第三个，我们现在食物通说，好，本来是财普通，但后来觉得怪怪的，会产生奇异的裁判。好，所以现在的讲法是，也是五十五条，但是加上主张共通证据共通。所以最后我就用第三说，好，折中说。 所以结论，乙对丙舍弃对甲有没有效力？没有嘛，无关，因为用五十五条。好，所以因为五十五条，所以不急于甲。好，第二个。 以对丙舍弃对丁的效力，好，所以我们先抓考点。它考的是丙跟丁，丙跟丁是共同保证，共同保证是连带责任。 所以同学可以写，好，就我们之前学过的普通共同诉讼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这个要复习一下，因为这个考点很重要。好，连带责任的话，普通共同诉讼说怎么讲？比如说，你可以用民法二七九。 具有某程度的独立性，好就可以各做各的。那如果是类似必要的话，你要过两关。第一关用什么？民法二七五，对不对？我对一个人的判决效力可以给予其他人，好就代表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然后第二关，民法二七三。 我可以对一人或数人或全体同时先后请求一步全部一步嘛？所以它是代表说实权分别享有，好，所以是类似必要。好，那最后如果你是采，我们采普通好了，食物采类似嘛，通说采普通，好，所以我们最后采普通。 好，所以最后如果我们用普通共同诉讼说，所以是五十五条。好，所以这个舍弃的效力就不及于丁。 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小题。如果第一审法院判决已全部胜诉，只有甲上诉，丙丁具状表示舍弃上诉，参加人物说：“好已经清偿保证债务，提起上诉。”甲、丙、丁、戊的行为，好，效力如何？好，所以一个一个看，好甲上诉，丙丁。 舍弃上诉。甲上诉，效力会不会给予丙丁？ 就是前面的挂号一的第一点，好，因为它是普通，所以用五十五条。 不及丙丁，那丙丁舍弃上述一样，好，就是参第一小题的第一点，好，也是用五十五条，所以不急于讲。 三个物上素，好，那物上素的话，这个才考的是参加，所以这里才考到参加的部分。好，那我们要讨论物的参加种类。 物的三家种类，好，那物的部分好不管你是对甲还是对丙丁而言都一样，因为我们前面全部统一嘛，我们前面全部都采五十五条，五十五条，所以都是普通共同诉讼，都是不需合一确定的。好，以它是整个延续下来，所以这里物的三家种类第一关合一确定，我们说不用嘛，就是跟上面前面一样。 那都是普通共同诉讼的关联，好，所以是不需合一确定，所以它是一般辅助参加。法条的话就是六十一。 六十一条，好，所以六十一条的使用，六十一条只能做辅助行为，不能做抵触行为，所以你要去看甲、丙、丁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就分甲上诉的部分跟丙丁舍弃上诉的部分，所以甲上诉的部分误上诉，这个没有抵触。 好，所以戊未甲上诉有效。那如果丙丁舍弃上诉的话，好，然后戊要上诉，所以戊是抵触行为。 所以，戊、位丙、丁上述无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